如果不能说话，请在公屏打二，就是打字也不行吗？就我们不会是什么哦，他不能说话。哦，那我们重新放一下板凳吧，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能说话、能开麦才要抢板凳，好吧？这个我们把这个板凳。 弃掉，然后重新抢一下，要不然的话肯定还有很多不能开麦的，这个太遗憾了。你事实证明了你的网速。对对对，那呃，裤衩你这两个数字都不行，再重新说一个。 <laughs> 这不是小红手的节奏呀？还得重新说一个。啊。嗯。选一个。那就三十六吧。好，三十六。哎，三十六也是考验我们网速的节奏。 来，预备，开始，抢，三十六号，嗯，叫莫离晓，九十六，没有错吧？你好，在吗？ 我发现场控的速度非常快，已经迅速的把它变成了红马甲。对，专业。他又跑掉了。是他又掉下去了，是因为我们这个板凳太快了，然后大家网速不够都被挤掉了吗？ <laughs> 还是因为还是因为就是说在场这样吧，你这样吧，不要不要你不要让他一定要开麦了吧？你就你把时间缩短嘛，就原来三十秒的问题回答，你让他十五秒之内回答出来就好了。 OK，导演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嗯，那好。没问题，不用不一定要上麦。树枝再来一个数字，然后让姑娘们回答一下。还 <laughs> 要再来啊？五十刚才说了没？没有。来个大点的吧。就五十吧。五十。三二一，抢。五十号。 陈，好，那个你可以在公屏打字，或者是可以开麦，可以打字，选一个问题，一到十一，去掉七号和五号，他选了三号。哎，三号这个问题，来，我们场控把三号计时十五秒哟，中屏啊，平安。打字尼玛好累的。 <laughs> <laughs> 我觉得他打字不一定能打完， <laughs> 还是三十秒吧，不可能打完，不可能打完。 <laughs> 不是，我们可以根据就是这个问题来适当的放宽一下。重点是先把字打出来。重点，嗯，打出来一句，一句了，一句，还有两句，对，嗯。 这个最后这两句是忘记了吗？你为看我们一定要回答三句啊！太丧尸！这个问题是谁问的？ <laughs> 算了啦，人家能能记得一句就不错了，谁会记得你的这么多句啊？又不是又不是小学课本古文背诵，真是的！可以，表中奖了，中奖了，可以了。 很厉害了，就很厉害了，对啊，对啊，对，而就是就算他对吧，反正能说出一句就不错了。好，那我们有请这位跟我们的场控零号零号联系，对不对？留下你选中的一位 c 位来录制的福利铃声的内容。哎，我们节奏好紧张啊，那我们继续吧。啊，我们还有几个。啊，说。 我打个岔，因为有个问题，大家刚才就之前问过小蔡，应该挺怨念的。然后刚才十三的那个他家，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没满足。就求问作者大人，为什么在《一刀春色》开头把贺敏之写死了？这个小蔡其实他的真正的回答是因为设定里根本没有所谓的阳春三重雪，人生总有求不得，就不是你们很爱很爱就必须活，何况他不死，十三难突破。 就他把他们的死作为下一个的开端吧，这样吧。嗯。说完。为毛给我的答案不是这个？然后让我吐两个很话的两个字。 <laughs> 因为你渣。因为你渣。就是就是。好，我们要不要继续来游戏？好，这个回答大家满意吗？我觉得挺满意的，说的还挺好。 哎，刚才那个掉了的妹子回来了，那要给她一个机会吗？可以啊。让让她再再抽一个问题吗？对，让她抽一个问题，抽除了三和七以外的其他问题。呃，妹子你可以打字，当然如果可以开骂的话，可以开骂。三和七以外的其他的问题。三五七，三五七以外。 还还有五，哦对，还有五三五七三五七三五七以外的其他问题，太啊，真是太激动了，这没有办法了， <laughs> 估计他的网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人了。那我们继续吧。不能承受是重啊。嗯，蛋蛋，你说一个数字吧。嗯，我看一下多少人，我说一个七百吧，七百吧，七百吧。 给那个王叔给力的一些福利，不 <laughs> 七百的话谁会去抢占啊？哈哈哈哎，怎么还是有人抢占？ <laughs> 肯定有人啊！就就大家都不抢，然后一直等。没人抢的。你看，你看，大家都你刚才动的好快，你看现在没人抢的。那个，我们换一个吧。对，很多人都是说。 等到六百多，了，换换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是不是等到一百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速度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了啊！快抢，怎么还没变？哎，重新开始，继续啊，没事。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二，哎，抢出来了，一百二十二号。哎，我发现是不在现场？没有，他一开始都会一粒傻白。 伊丽莎白吗？伊丽莎白，你好， <laughs> 我是布拉德皮特。伊伊丽莎白，布拉德皮特跟朱朱莉在一起。哎，伊丽莎白能说话还是能打字？如果要是打字的话，直接打一个问题，一到十一，除了三五七以外的问题。呃，十一，第十一题，好，有了，十十一不是刚才答了吗？ 十一十一没有，没没没，十一没答。三五七三五七。对，十一题聂十三两次上少林，两次上少林分别为了什么？这个只需要十秒，十九八十五秒，哪有十秒没规则的？五四三，哎，实也对了对了对了，对第一对两个两次上少林，第一个对的，第二个呢？对对对，第二个。第一个是对的。 这是个东北东北人啊，十九，他两次上少林，分别是为了什么？对他去了两次，第一次他是为了求药，他还去了一次。冬瓜姐也知道。我的目的通过新学员。瓜姐是终于回来了吗？呃， <laughs> 伊丽莎白，第二次的话，你能打出来了吗？ 他两次去少林求药三，哎，算他过了，算他过了，算他过了。第二次苏是为了苏缺的那个银钩，算你过了，算你过了。恭喜你啊！ <laughs> 要不要这么好啊？要没有人这么好？恭喜你，恭喜你！我明显觉得十一对苏缺没爱啊。 <laughs> 因为他渣。好吧，快快去点十五路路祝福，不要点我，不要点我。对。 然后那个伊丽莎白，然后点一下那个场控零号啊，然后这是你们私下去沟通了。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现在现场还有几道问题，应该还有就是除了三五七十一，然后还有其他问题。那下一个，呃，瓜姐回来了，瓜姐你来说一个数字吧，一百以内的吧，这样抢的快一点。嗯，一百，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四，OK。 我刚才就抢到一百二十四号，好像是。哈哈哈哈哈！哎呦，一百二十四！哎，我抢到了十七号，哎，我觉得我这个网速还是可以的吗？一百二十四号出来了。他最开始都会有一个不在现场，然后可能得缓一会儿才能。缓一下才会跳出来那个。就是叫什么名字？库萨。你好，是叫库萨吗？你好。 Hello，打字还是说话？的话呢，就是啊，他能说话！哇，欢迎你终于说话了！ <laughs> 哇，非常感谢你能说话！太好了！恭喜你啊！ <laughs> 恭喜你！来说一下贺，说说一下那个中奖感，那个什么什么贺贺奖什么尼玛什么感言 <laughs> 感言，哦，获奖感言。多了吧你？不不不，我觉得他应该回答完问题，回答最后。感言党真不容易啊。 对呀，哪个地方啊？十一道题，然后嗯，现在是早上八点啊。五，哎呦，好，哎呦，好好难得，早起的孩子一定会有小虫吃的啊，小鸟吃对，吃，先分手在这儿啊。 <laughs> 所以你看，龚海林，来选问题吧。到了吗？对，选问题，我们选问题好不好？一二四六八九十，一号好了，嗯，一号问题来。 请常控同学，哎，要不要我们读一下呀？呃，这个读一下，你们也是那读。填空题：十口心思空格，八目上赏，八目上赏空格，八目加贺空格，请把这些空格填补上。我好想说，这十口心思，这几道问题到底是谁想的？是八目上赏？哎呦，其实其实有点难。 这有点难，行，还是不是人啊？行，你能答一个，答一句就行。这三个里面你随便选一个答。十口心思空格，八目上赏。豆豆你说，赏花、赏月、赏春光。恭喜你！ <laughs> 那个妹子，恭喜你回答对了，然后然后可以给你一个意外，惊喜，一个发表一下过获奖感言，然后一会儿请把出题的场控零号拖出去鞭尸五分钟。 哈哈哈！哈啊，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你要那我那我下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好的，好的，恭喜这个，多谢参与，嗯，谢谢谢谢，恭喜这个妹子啊！嗯，什么八木加贺是什么？贺敏之，贺风，八木加贺，贺风贺月贺敏之，石口新思，思家思国思社稷。 豆豆，你不要拿着拿着那个答案，然后在这儿吹嘘你自己有多厉害。对，就这个劲儿 <laughs> 劲，来。嗯，然后瓜姐再来一个，让瓜姐再来一个，让她再选一个。瓜姐，组织。嗯，因为你人多嘛。我，那那我再选一个七十八号吧。好嘞。 七十八号，哎，如果七十八号，我抢到了七十九号。我操！来，七十八号。我这还没有刷出来叫什么。Slow，slow。二四六八九十，不能说话。二四六八九十，二。第二题。 这个我觉得出出出第二道题的这个也可以拖出去鞭尸五分钟啊！这是不是人啊？ <laughs> 问题是：醉柳石榴堪恼，遮了云影鹤；遮了桃影鹤，桃影鹤云。后面两个空，请填空。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就是相对于刚才那两道丧尸的问题，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妹子，你可以打字，答对一句就好了吧。 最柳，他答对了第一句，肯定就是。这是全剧的最后一句话呀。对。醉柳，石榴堪恼；，遮了桃影，鹤云。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相对于之前的两道，哦，牛啊！妹子太牛了！答对了吗？答对一对呀，答对了，一点不错。而且连字都没有打错。 铁粉了，好厉害！妹子，妹子去那个联系咱们那个场控零号啊。下一个，下一个要对要小蔡来说一个数字吧，小蔡你公。蔡蔡说一个数字。二十七。二十七。哎，拼网速啊！拼手速，拼网速。 二十七号，月月，月月四六八九十，都偶数了哈，还有个九。月月，你打字还是说话？啊，我觉得你们尽量能说话还是说话吧。你看说话的话，那个小蔡还会就是他哭了，只能打字，应该是 <laughs> 打字吧？嗯，四八九十选择一个数字。 六八九十，好难抉择吗？六八九十，四。这个没人性的填空题又来了， <laughs> 好难呐！这一道，这个其实我也答不出来。 <laughs> 这个我都答不出来，我的天！ <laughs> 我就想问小蔡，你能答出来吗？这个随便填一个空就算你成功。其中有两个，随便你填个空。 那把把那桃子拉出去砍了！我靠，这题好难。好，我们的问题是：贺敏之说，十一王爷当日不为太子权势千里营救瑞王，算得上是什么什么？不陷蝇营苟且之中，且言语诙谐，算得上是什么什么？几年来更是对方小姐矢志不移，哇塞，一往情深，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月月竟然答对了，有有有意，哇，好厉害！真的好厉害，这都是铁粉来的吧？对，我觉得他这答上这一句，我觉得就应该算他正确我也觉得真心不容易啊，因为因为刚才小蔡答的跟正确答案都有一点出入，虽然我觉得这两个放在哪里，其实这两句放在哪里都可以的。 哇，那那就算蒙对，这也很难得了，有没有中大奖？这个一定要让那个 CV 录足四十秒才行。我跟你说， <laughs> 那你你必须就是让他们录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满足你所有愿望的铃声才可以。好了，然后那个赞美你从头到脚每一个地方啊！对对对，然后你们记得啊，就是给这个月月录祝福的时候，一定要一定要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情有义。 有志有趣， <laughs> 而且必须要导演亲自啪过，导演要自己演绎过，后期做好啊。我们后期多没关系。然后还有还有还有吗？还有吗？对，还有四道问题。还有还有对，我们还可以抢四个板凳。那这个小天河，你来说一个。然后一会儿再让熊猫说一个。呃，说一个，呃，一三五一百三十五号。 一百三十五号，一百三十五号比较好抢啊！啊，我抢到了四号，天哪！哇，网速有多快？我们一百三十号，哎，又是那个呃朴峰家的 <laughs> 朴家黑白，哎，怎么感觉这个人名字这么熟呢？ 那黑无常白无常吧， <laughs> 来黑白嗯，说话还是打字？哎，说话了。呃，有还有还有哪几个数字？呃，六八九十。嗯，九九。哎，九还可以。这来问题抛出来没？剩下的这几个问题有非常难的，有非常简单的。 好，九号题，分别说出十三和十五的真名和十四之后改的名字。这题你要不会的话，就拖出去鞭尸吧。十三、十五的真名，十三改之后的名字。呃，十十四，哎呀，一下子脑子空。三十秒是吧？呃，十十五秒。 十三，呃，江慎言；十五是贺敏之，呃，十四是傅清晨。对，嗯，真名真名，给你个机会啊！哦，慕容之敏，这呃，十五的真名是慕容之敏。恭喜你，恭喜恭喜你！呃，这个算是捡到了吧？呃，不算是捡到了吧？应该算是答对了吧？ 因为他可能最开始没有，就是就是看好这个问题，肯定是算是答对了呀。而且我估计他肯定。那恭喜他了，恭喜他！哦， <laughs> 炒热气氛，快！好吧，我们很辛苦的。然后，然后那个，赶紧去敲场控零号啊！然后还有三个问题，现场还有这么些人，大家只剩下三个问题了，赶紧抢啊！熊猫，你来打一个数字吧。 或者你可以开麦说一个数字。你是熊猫可以说话的啊？那熊猫你说呢？ <laughs> 我决定说一个，嗯，两百好了。两百。两百。看谁能抢到啊！抢板凳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不要因为这个排名比较往后，大家就不抢啊！可能抢到的时候都已经五六百了。 你骗谁？ <laughs> 我现在只看到，才抢到一百零几，大家加油加油啊！你还有机会，证明你还有机会，继续点，继续点。一百三，有出来吗？有出来吗？No，继续继续，加油加油加油！用力猛戳，这种生孩子感觉，这。 我觉得排便的感觉可能是，这是什么恶趣味啊？我们只有三道题了，这三道题有非常简单的，也有嗯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就是选的时候一定要嗯好好斟酌一下啊。就碰人品了，这就真的碰人品了。现在多少号？有没有到？有没有到？多点一下，你的机会就更多哦。 一百七十七，大家这是都睡着了吗？最后二十三，最后二十三。哎，我的那个抢板凳那个画面怎么没了？是我插了吗？还是怎么？一百九十三。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二百号。哎，二百号名字好长呀。米喵米奥猫小妖。 猫小妖，是一月社区的猫小妖，能开麦吗？打字 OK，打字。那六八十，三个问题选择一个。十号，嗯，十号问题非常简单。南疆大案审的是谁？只给你五秒钟时间， <laughs> 不能给不能给十五秒，只能给五秒钟。 南疆大案审的是谁？十四，有人答答那个阿春阿春， <laughs> 不要不要这样啊！你要打出他的名字。好焦急啊，好焦急！你要答出他的名字。哎，错了错了！好可惜呀！哎。 审的是谁，掌柜的？我不告诉你。你告诉他。公屏已经答出来了，对吧？好吧，太可惜了。哎，好遗憾了，对。那没关系，能抢到二。要答，你要答阿春也算你对， <laughs> 结果没答。哈哈。我阿春躺枪啊！好了，然后还有两道问题，最后两个机会了。最后两个。 呃，最后两道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有一道问题非常难，有一道问题非常简单。那下一个谁来说一个呢？还有谁没有说过幸运数字？掌柜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说啊，好吧，来这个，呃，五十五吧，五十五，场控，我看一下板凳。 嗯，五十五号，哎，抢的好快啊！叫粤语晨点，哎，我应该没说错吧？粤粤语晨点打字 OK。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六号，一个是八号，你选一个。 <laughs> 恭喜你选了那个比较难的。 <laughs> 其实也不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你们可这 P 问题。 改一下，你只要说出其中一个就行了，未必要说出这么多个。请说出大批关前期的副标题。对你可以说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说出一个的话就会非常简单了。说出两个，一个太简单了。不行不行，一边去。 <laughs> 好吧，那就说两个，因为我觉得，嗯，作者你不要这样。 作 <laughs> 者也想睡了，作者 <laughs> 也想睡。十天大补完。不是，如如果要是时间在再流逝啊？不是，我们如果答这个的话，是算打错字了呢，还是什么呢？嗯，答对了一个，然后再答对一个，答对一个，再来一个，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加油！其实我觉得一个就好了吧？要不要这么加满啊？真是的。不，因为我觉得有，就是至少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大补丸之类的。 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延伸到哪里去了吗？他不会，人都不答那个都对了，对的。他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他都已经把我们最后的都已经 pass 掉了。对，嗯，这个我觉得就是打分不应该算吧？对对对，嗯，不算不算不算。然后，然后恭喜我们这个名字一长串的啊，多生子丸，不是菩提大大补丸吗？ 然后，呃，赶紧去敲场控零号。哎，我觉得我们今天 c m v 很辛苦，要录十，大概呃九个左右的祝福吧。九分我是在后期都没被点到了。 <laughs> 哎，对啊，我们好做排行榜，看谁被点的比较高。姑娘们接客了，看谁点的比较高。呃，是不是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要不豆豆你来说吧，给你个机会。 我不要了，给给给给大家吧，给大家吧。嗯，那这个最后一个机会，我们还是要给小仔吧。小赞，给小赞。好，反正反正小简单！对对，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小赞说了。好了，我们第六个问题，然后六十六号，你没有选择问题的权利了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对。六十六号，等我们把它刷出来。啊。 <laughs> 于小青，问题已经出来啦！贺敏之种的到底是阳春三重雪？ <laughs>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节目里边。还是黄泉三重雪？ <laughs> 就刚才在节目里边已经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你如果没有认真听的话。 黄泉，恭喜你答对啦！哦，好吧，呃，恭喜这个最后一道问题由这个于小青妹子完完满的，就是完成了我们这个抢板凳的这个环节。恭喜恭喜恭喜！哎，妹子可以开麦了，我就听她说了一句：“发表感言，没有没有。 恭喜他被踹了去了， <laughs> 没有没有，他又上来了。好，给你个机会，谁让你是最后一个？啊，再来再来！你会选哪位 CV 呢？嗯，我要做一下总结成，好不容易抢到，亲们抢板凳就是胜利，加油吧！ 哈哈哈哈哈！没有了，你是最后一个， <laughs> 不用加油了。下回大家加油。嗯，一好，拜拜。拜拜，好可爱的妹子。哦，我觉得突然之间就整个节目的节奏就从慢变快，然后变得非常紧张，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适应的过程，可能就是。 后边还有很多环节，大家不要觉得我说了这句话，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啊！ <laughs> 我说这句话只是意味着，对大家不要走，因为后面的环节就是全部都是剧组成员参与的，会有一些反串配剧呀，或者是方言配剧啊，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到底怎么选择，选择权就在咱们那个导演大人身上了。导演大人，你来接麦吧。 嗯，好吧，那因为也是时间差不多了嘛，那最后的环节，那估计很多人已经等的等的受不了了。那因为有陆陆续续有些人也下线了，所以你们只能有有选择的那个呃范围很小，那只能是在座的还活着的那个剧组成员。所以段子呢是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一些那个呃。 就是说，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多，所以基本上抽到的就一定要上。首先，我们用的是那个，嗯，第一段的那个叫什么？嗯，场控把第一段的那个片段直接发到公屏吧。可以让，可以，可以。然后，其实这这一段呢是洗牌的，那也就是说，未必是那个叫什么。 嗯，十五来录啊，不，那个小峰来录贺敏芝，那个谁谁谁，刚才谁说很喜欢那个当那个狱卒那个那个角色的？嗯，刚才谁说的？啊啊，那所以说那个这边狱卒你懂的， <laughs> 那就是啊小峰上了，然后那个贺敏芝的话，还是张狱卒啊？肯定是你自己看啊。 哪哪个话比较猥琐？啊，好吧，那就这样一组呗。对啊，然后那个那个贺敏之的话，我在想，小仔仔你要不要试？然后呃，那个叫什么？这里聂十三的话，就让那个吧。 呃，天河上嘛，天河不是一直那个窥视了小灾很久吗？ <laughs> 于是你们懂的。然后还没有还没有其他的？然后还有一个狱卒对吧？还有个狱卒，那个冬瓜在没？瓜姐在没？我我在，但是那个在哪儿啊？我没看到。让让让瓜姐来，让瓜姐来那个贺敏娟。什么？让小天河来，那他们两个自己来换。 我我和那个十五来配玉足，你你不要待着去，这每次都跟让你跟那个谁谁谁搭档，不行，这这今天果断要把你拆了，你懂的，你贺敏芝去，那个郭姐郭姐郭姐你来一下那个玉足，然后那个天河你来一段那个，呃，公屏上有，来那个叫什么？三是吧？对对对，然后那个场控再把那个公屏进一下。 那个，然后把那一段片段对刷上来。瓜姐都配龙套，你让别人还玉镯，让别人拍个那个这什么？你不要带着去，后面还有戏呢。啊，不对，瓜姐，我突然想起来了，瓜姐这好像有一段，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瓜姐应该是玉卒，瓜玉足好多，玉足一有好多话呢。太好了，那什么，我同学睡了，我不能太那什么，太太嚣张。 呃，然后现在还差一个，还差一个谁的？还差一个赫伯的是吧？嗯，这孩子我要了。那那那，我走一下龙套吧。好，现在现在就这样。OK。哎，我断网了吗？没有啊，玉足一啊，那个冬瓜啊。喂，没没听见吗？没听见。嗯，张大哥，这小子。 摸起来怎么样啊？哎，喂，还是没有。为所欲作，有听到了。十五，你要开始了吗？特别好。废话，那东哥都已经说完了，我靠，这这么。来，高姐再来一遍，吓死我了，还以为没有，没听到吗？我声音小是的呢，人家没有听到呢。 我万一把同学喊起来怎么办呢？你就声音小点就好了。他同你，你同事起来会告诉你，就这个样。张大哥，这小子摸起来怎么样啊？比上次那小寡妇还嫩几分呐！咱兄弟今儿可是赶上好货色了。哎，客气什么呀？一块上啊！ 张大哥，这房间虽挨着柴房，偏僻的紧，但夜深了，万一惊醒店家，这可就麻烦了。本王已经被你们吵醒了， <laughs> 你你们是谁？你们身为官差，为何行这等法理不容之事？ 江家杀人越货，已已然满门抄斩。你这小子是这小子是江家独子，漏网之鱼也是罪当问斩的人。这位江公子既为涉案罪数，理当押往县衙。这般私刑逼奸，若查实，你等按律当罢职，轻则杖罚，重则流放。 这孩子我要了。啥？认得这个玉佩吗？我叫谭清晨。呃，给十四王爷请安，小的多有得罪，王爷大人大量，大人大量。哼，聪明人不说多余话，你们去吧。 呃，是是，小的告退，小的告退。你不是谭清晨，我自然不是什么王爷，你究竟是谁？我叫何敏之，记住了，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以后。 可要好好报答我。哎，OK，点评一下，点评一下，剩下没有配音的人都可以点评。找不准他的声线，不得行，不得行，我。我想到你好。找不到他的声线，然后，嗯。好吧，你们满足了吗？你们原先想配的角色现在都已经出现了，你们满足了吗？满足了你们吗？好，往下走啊，第二段。咱不浪费时间。 你们要午夜场的就就之后再那个那个场控你把第二段往上贴一下，嗯，这是十一和十五之间的，然后你你们想让谁来上就两个人，然后你懂的傲娇什么的，就交给他们呗，让他们上。那十一是小峰是吧？那十五呢？十五十五谁来？ 十五天河啊，嗯，行啊，你你要让小峰攻天河，我靠，这有点难度啊，你们俩上吧。 <laughs> 不是瓜姐不姐，一会儿小灾和瓜姐来一段嘛，对吗？来吧来吧来吧。嗯，我也得小点声啊。哎，最后那个，没事没事，我随便上吧，就反正一句话，他们先来吧。你这个大半夜的，你用这种语气合适吗？ 你们可以换，可以小声的。你对啊，你们可以换。你们这个这个不是场景在线，你知道吗？那我开始了。你看吧，我就说他们都把你当死人了。哼，他们什么时候不把我当死人了？哎呦，十五，我不把你当死人，你嫁给我吧。我几分钟前。 也曾和江湖其他女子一样，暗自思慕聂十三。近日方知，武功高强，远不远比不上人性，远比不上人品心性。明知何其幸运，能嫁世间第一的美丈夫。十五，我愿意。十一，哦，十五，十一。 你们都把我当死人了是吧？那你们两个去吧，不要管我了。我我想说，你们是在那个什么河岸边偷情吗？哦，那个角色转换，那个嗯，小在和那个冬瓜来一段，然后这边最后那句话，小风。 就行了。曹太太，你你你你跟对，还是这个这个，你们俩自己分配吧。我先开始，啊。随意啊，随便。嗯。他们都把你当死人。哼，他们什么时候不把我当死人？是我，我不把你当死人。 你嫁给我吧！我几分钟前也曾和江湖其他女子一样，暗自思慕聂十三。近日方知，武功高强远比不得人品心性。敏之何其幸运，能嫁世间第一的伪丈夫。我愿意。是我。 十一，十五，十一，你说话，十一，那你骂人呢？你骂的后面不有有个人吗？嗯， <clears throat> 我祝福你们。跟阿里嘎多，你。 不带你们这么坑爹的！没有没坑爹啊，挺好的呀。是， <laughs> 好吧，你们赢了，你们赢了，最终最终的胜利者是你们，也是第三段第三段。其实第三段本来是想说方言版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你们谁说方言版，我们都听不懂。嗯，那个，嗯，小峰那天给了我一版广东话的铃声方言版，就纠结了我很长时间，完全没有听懂。 那个有点纠结，这样好不好？嗯，我我们这样子就是说走萝莉版，就是嗯，怎么萝莉怎么来，就是比如说这两个人现在才五岁嘛，然后你们懂的，五岁五岁，嗯有点字不清。来不你要来的话自己来。自己来。那十岁嘛，嗯，正太版正太版正太版吗？来不了。正太版不是你。 正太版，你正太版。那不然你来方言版？可是方言版你听不懂啊，真心听不懂啊。那你来方言版，你让小佳来什么版？那肯定聊来不了，你们俩搭不上嘛，对不对？没关系啊，我说广东话，听不听懂是你的事啊。我擦了，你有点良心好不，女王？你看你听得懂啊？听得懂啊？就是你让他自己换人，你让他自己换人搭。 <laughs> 对啊，我换人搭，我没说你们俩搭嘛？嗯嗯嗯。 那个叫什么？嗯，萝莉版的哦，不是萝莉版的，正太版的。嗯，懂的。然后搭的话，那就东东和那个小峰来一段，然后天河和小在来一段吧。嗯嗯。嗯，那个要要要说方言的啊。可以，如果你跟小峰两个人都走方言版的话，就走方言版。等等一下，我我去找那个哎。 你一下把那个刷走了，这是公屏上的。来来来，场控再发一遍。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我我我配谁？嗯，你来那个十三，然后让让让哦，不对不对，你来贺敏芝，然后让那个小峰那个来那个你十三。 我开始吗？ <coughs> 我开始了啊！我开始，我开始。嗯，你开始？不是，不是，是是是他先开始，是那个小峰先开始。啊，他先开始。对啊，我不是那十三吗？啊，好吧，好吧。开始啊！咦，你点会翻咗嚟噶？干啥玩意儿啊？你也不知道成天成天干活啥的，真。 这样，这这败家媳妇儿，哎，给你，等会儿别刷刷没了。给你，给你吃吃那个生日面啊，那个就是老母鸡都是那个小笨鸡儿，那个都是新宰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呃板栗啊啥的，我们这个还没有， <laughs> 不行，这玩意儿。 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就是小鸡炖蘑菇，嗯，嗯，大补这玩意儿，等冬天的时候长长膘啥的啊，嗯，让你 <laughs> 一生富贵。我不行。嗯，早上吃。系啦，话时话啦，咁夜你唔去赴宴啊？ 我生病了，我去不去不了。再说跟那那谁有啥可见的啊？我又不能喝酒，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我同你讲啊，这个我吃过最好嘅长寿面啊！我都给你整了三条，鱼，能不好吃吗？你那什么，我明年可不一定有，不一定能有功夫给你整这玩意儿。一碗阳春面就。 凑合给你整饱得了，冇问题。以后每年要同我落下一碗阳春面咯，我好 like 嘅。再给你整十一次的这个这个阳春面，你就可以爱哪儿爱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了。到时候就会有别的人给你过生日。 好吧，圆满了， <laughs> 圆满了。于是下一组，嗯嗯。瓜姐是是东北哪的？我要是说我也得是东北话。不是我，我本来是觉得东北人说东北话会五大三粗，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东东说那个东北话的时候特温柔？好吧，下一组，下一组。嗯，小赞和天河回家去面基啊！哎，我不想说话多的，我还是十三吧。 话好多呀，兄那哥！不行，反串。好， <coughs> 准备好了吗，小仔？说什么呀？用什么东西说？嗯嗯，对啊，你们走方言还是走侦探啊？方言方言方言方言方言。那那想仔也方言？那不了啊。 <laughs> 川普吧，给你来。嗯，OK OK。 <coughs> 那我先说了啊。 <clears throat> 哎呀妈呀！你咋回来了？ <clears throat> 也不晓得起来帮忙，真是当惯了大少爷。长寿面、心肌正肥、桂花新力。原来打算做栗子香菇炖鸡，怕你饿着。 <laughs> 是吗？我受不了了。不带笑场 <laughs> 的。荷叶蒸肉，肥而不腻，又能去去你的秋燥。 <laughs> 青菜豆腐保平安，祝你一生平安喜乐，清清白白，永不担惊受怕。吃嘛。吃嘛吃嘛。这么晚了，你你咋还不去赴宴呢？ 刚刚去托人说我病了，去不得。再说巡抚有什么可见的嘛？我又不饮不得酒，去了也没啥子意思的。 <laughs> 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了。哎呀妈，真的，三条鱼炖了两碗汤，能不好吃吗？明年我可未必有啥子心思给你做那些菜喽。一碗阳春面就打发你了哈。 那就这么定了啊！以后啊，你每年给我下水下两碗阳春面吃啊！唉，再给你下十一次面，你都可以海阔天空任遨游了。到时候自有别个陪你做生辰。串了，说不来。说不来。我。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你今天真心给力。我本来是想你你们会走正太版的，没有正太版的话，可能要提高声线什么的，太难。好，然后今天差不多十二点半，本来是就想卡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差不多了。那个今天啊，那我们两个主持也跑了，然后那好吧，就就我这边做结束吧。那也谢谢大家今天在这边能够坚持到啊。 嗯，现在为止，然后那个普风估计洗澡去了， <laughs> 然后。 所以，于是现在，嗯，你这个房间还会继续保留。如果有其他的，呃，疑问或者说想继续留下聊天的，可以继续占用这个房间。然后，那个小赞或者普峰或者其他等等等等剧组成员要继续交流的，也可以继续留。然后，正式的今天的 free talk 到这里是正式的结束了。然后到时候会把那个评幕，包括今天所有的花絮等等。 嗯，会统一发发那个发帖的， <clears throat> 有需求的或者今天没有及时来的朋友们，到时候还可以直接去呃听录音，好吗？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结束。那个结束音乐是谁谁放的？长空，长空，你洗澡喽？长空都回家睡觉啦！我操！ 做淡了，放不下的情，就。